八课，一，一二三，三二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二，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，十条长虫钻砖堆，四，活到老，学到老，不怕慢，就怕站，对牛弹琴。 时间不等人，知识不应该保密。生词怕站就对牛等时间知识应该保密谈。 平语音学声母 j q x。五 x q x q j j j j x q x q x。新 行，勤信金，紧，紧，进，亲勤勤信，心，勤勤进，金紧，勤进，亲勤勤进。 六，父亲，东西，客气，记得，母亲，房子，道路，七个，机会，行了，起来，妻子。 哪儿？那儿？经济？行李？七？七？七？搭？塔？他，大？砖？砖？长？ 从中九十，白马慢慢里离十步，图就吃。 喝和、虎八，第一声，开工，开车，拼音，参观，书包，先生，医生。 第一声和第二声，中国批评森林虽然第一声和第三声，操场身体中午出版。 松鼠，第一声和第四声。音乐中立经济机会帮助压迫松树九第二声和第一声。 毛衣，楼梯，时间，集中，第二声和第二声，楼房，食堂，白石，传达，行人。 第二声和第三声，糖果，毛笔，团体，图纸，第二声和第四声，十月，十万，文化。 劳动，十一，双草苍苍，虫切切，春南春北，行人绝。独出门前望田野，月夜桥花麦如雪。 生食。生词，春夜，霜草，苍苍。 从，谢谢。北，南，行人，绝不出门。出门前望。 田野，月，桥，花，麦，如。